第一百零四集，尤虫从电脑屏幕前抬起头来，对上他眼神清明的瞳孔，不着痕迹的怔了怔。酒醒了，林和熙道： <sighs> “醒了。”尤虫一双漆黑的眼眸定定锁在他脸上。喝醉之后的事，还能想起来吗？林和熙蹙眉回想片刻，而后有些遗憾的摇了摇头。 辨不清他脸上情绪真假，尤崇不动声色的收回视线。我没有找到你的酒店房卡，就直接把你带回我家了。他淡淡说完，又不带任何停歇的问：“要洗澡吗？” <sighs> 如果方便的话，林和熙顿了顿，补充一句：“呃，我没有衣服可以换。”显然是不适应他客气生疏的语气。 尤崇拧了拧眉，嗓音也跟着沉了几分。楼上第二间卧室，衣柜里的睡衣你可以拿去穿。没明白他话里的意思，林和熙站在原地等了等，确定对方没有任何要起身去帮他拿衣服的意图后，才略带迟疑的开口：“你让我自己去拿。”尤崇闻言不以为意道：“如果你不想自己上楼，也可以叫饭团陪你去。” 对方说完，竟真的就抬手往阿拉斯加的屁股上拍了拍。阿拉斯加动作麻利的跳下沙发，稳稳的站在地上，抬起狗头无辜的望向他。林和熙愣了一秒，转身朝通往二楼的楼梯走去。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上以前，油虫的目光始终流连在他的后背。眼见林和熙离开，阿拉斯加抬头看看走远的人。 又看看还坐在原地没动的人，犹豫一秒以后，还是留在了原地。倒是懒洋洋趴在沙发顶的那只橘猫，此时毫不犹豫的从沙发顶跳下，悄无声息的迈步跟了上去。牛虫俯身摸了摸阿拉斯加背部的软毛，倒是想起以前和林和西同居时的旧事来。从巷子里捡来的寿司。 一直喜欢寸步不离地跟在林和熙身后，林和熙不在家的时候，他会把家里喜欢的东西都叼进窝里藏起来，等到林和熙回家以后，再兴致勃勃地将那些东西转送给对方。甚至就连油虫挂在墙上的那两幅林和熙画的画，也曾经被橘猫从墙上弄下来过。思及到此。 油虫唇角微微掀起，弯腰去揉阿拉斯加的脑袋。手伸到半空里时，他却像是陡然回忆起什么一般，动作猛地滞住。唇边的笑意消失的干干净净，油虫猝然从沙发里起身，快步朝楼上走去，并且赶在林和熙推开卧室门的前一秒，在走廊上叫住了他，目光扫向前，方面容紧绷的油虫。 林和熙下意识的放下手来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油虫停在他面前：“我去帮你拿。”从顺如流的点点头，林和熙从主卧门边退开，没有任何想要窥探油虫卧室的意思。油虫看他一眼，不再说什么，推门进入卧室里后，又顺手掩上了身后那扇门。林和熙心中微恶。 倒是没有想到，油虫房间里还真有不能给外人看的东西。意外之余，又有些情绪低沉。原来他在油虫那里已经被自动划分到外人的范围内了。面前那扇门并没有关紧，从缝隙里看进去，隐约还能看见挂在墙上的画框。从前和油虫同居的时候，对方就有在墙上挂画的习惯。 林和西心中了然的同时，又往旁边挪了两步，不再往门缝里看。跟着油虫上楼来的阿拉斯加也一并被关在门外，他没有推门进去，而是转头拿嘴拱起林和西的膝盖来。林和西弯下腰来拍阿拉斯加的头，被狗带着又往走廊里走了两步，一人一狗玩闹间。 阿拉斯加不小心撞在主卧旁边那扇门上，竟然就将门撞开一条缝来。林和熙及时反应过来，直起身体要去关门，蹲在旁边的橘猫却走过去，抬起前爪往门上推了推，将那条门缝推得更大了。房间里的灯没有关，一丝光线从门缝内泄入，橘猫忍不住伸长脑袋挤到门缝边往里看，林和熙只好先伸手去抱猫。 察觉到他的动作，橘猫动作灵活的撞开那扇门，飞快的钻入了门内。林和熙抬眸朝里扫一眼，意识到这是一间衣帽间。担心橘猫把衣帽间里的衣服和裤子踩坏，林和熙没有想太多，快步跟进去找猫。房间里两侧都是关闭的衣柜，猫钻不进去，也爬不上去，便一路朝前跑去。 最后踩着旁边的矮柜，跳上了房间尽头的玻璃柜，终于无路可走。林和熙上前把猫抱在怀里，余光扫过被猫踩在脚下的陈列柜，才发现柜子里摆的是各式各样的袖扣。不欲多看，他抱着猫就要转身离开，陈列柜中却有熟悉的样式从眼前飞掠而过，林和熙脚步顿住，视线。 不受控制地回到身前的玻璃柜里，最后落定在玻璃柜中间的那对袖扣上。明明不是这里最好看的袖扣，也不是这里最贵的袖扣，林和熙却看得久久移不开眼。衣帽间里还连着通往卧室的门，林和熙抱着猫放轻脚步退出来，朝隔壁房间望了一眼，卧室门还是虚掩的状态。 油虫没有出来，林和熙关紧衣帽间的门，把跟在自己腿边胡乱蹭的阿拉斯加往楼梯口赶，然后抱着橘猫坐在楼梯上等。大约几秒时间以后，听到油虫从卧室里出来的动静，林和熙放开猫，从楼梯上站起，转过身若有所思地看向对方，将睡衣递给他。油虫神色如常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 林和熙忽然就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。不是没有察觉到尤虫和从前相比的那些变化，比起三年以前，现在的尤虫愈发变得难以看透起来。这大概多半与尤虫现在的工作和身份有关。眼见为实这句话放在尤虫身上并不适用。 很多时候，就在他以为自己快要接触到事实和真相时，油虫的举止却又像是在提醒他，那些并不是真的。而当他逐渐相信油虫的行为以后，总会有一些不被时间改变的存在来告诉他，或许这件事还会迎来反转，或许他不应该过早的放弃自己内心的那些期待。 将徘徊在嘴边的那些问话吞咽回去，林和熙决定不去问他。那天晚上没有再发生其他的事情。林和熙洗完澡就回到侧卧里睡下，而在他房间里的灯熄灭以后，尤虫也抱着电脑上了二楼。一夜无梦。隔天早晨被尤虫的敲门声叫醒，林和熙换好衣服下床去刷牙洗脸。 开门出去的时候，看见餐桌上摆着两份早餐。他拉开桌边的椅子坐下来，捧起碗里的粥喝。尤虫已经吃完，抬眸扫他一眼道：“我开车送你回酒店。”林和熙也没有拒绝，只点点头，补充道：“如果你不急着上班。”尤虫还要说什么，就被突如其来的手机铃声打断了。对方没有起身避开他。 而是直接拿起桌边的手机接电话，零碎的言辞间不难听出，这是一通工作电话。林和熙放下碗，忍不住朝尤虫看过去，瞥见他拿在手里的手机时，目光顿了顿。那并不是那天在酒店里尤虫用的手机。几秒的思考时间里，尤虫已经挂掉下属打来的电话，注意到他的视线停留在自己这里的时间有些长。 游虫带着探寻的意味，无声回望过去。